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这个二战呢又该讲特辑了。今天这个特辑节目啊，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什么呢？希特勒呀，因为他看不懂英国，所以对英国呀产生了两次致命的误判，而他这两次致命的误判后果极其严重。 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纳粹德国覆灭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哪两次误判呢？第一次啊是三九年九月一号，德军这个全面入侵波兰，咱们知道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的标志。但是当时啊，说句实在话，这个希特勒是完全不想，而且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入侵波兰会让英法对德宣战。 这一次误判造成了这个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当这个九月三号上午，也就是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实际上呢就是宣战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后边愣了一两分钟，然后突然向这个里宾特洛甫大吼说：“那怎么办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因为这个。” 里宾特洛夫之前向希特勒保证过，说英国绝不可能因为波兰宣战。但是呢，这个他们都想错了。这个一提起希特勒，大家都会觉得他就是一战争狂魔，一疯子。那其实要这么说呀，你就是太不了解他了。在二战爆发以前啊，希特勒最牛叉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通过不断的玩弄权术和讹诈，而兵不血刃的达到目的。而且呢。 几乎是算无一策，堪称当时的这个第一牛人。当然了，希特勒是一步一步走上神坛的。当年他刚刚上台重整军备的时候，那你别看他演讲的时候大放厥词啊，那都是大嘴巴啊，跟那儿这个胡吹山。但是真正操作起来是很谨小慎微的。比如这个德国研制的第一种坦克，当时这个项目为了掩人耳目，命名为克鲁伯拖拉机。 三六年，希特勒开始第一次大冒险，命令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事儿听着挺厉害，公然挑衅洛加诺公约，跟作死差不多。但是呢，就是当时的大部分德军将领都吓坏了，生怕会激怒法国，从而挑起战争。希特勒却敏锐的意识到，英法这个时候会极力避免战争，尤其是英国一定会拦着法国。 德国当时跨过莱茵河的部队只有三个营，骑着马过去的啊，完全就是象征性的。就算这样，希特勒后来还说呀，他跟他的这个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说啊，说这之后的四十八小时是我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说如果当时法国人要一动手，我们就只能夹着尾巴撤退。确实，他也告诉那支小小军队的指挥官，法国人要动手，咱就撤。为什么？因为法国人在莱茵河对岸好几十个师，六百辆坦克。 但是，正如希特勒所预料，法国人没有足够的决心来阻止德国。而且，当法国人请求英国支持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立刻拒绝了。除了张伯伦不想卷入战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英帝国顽固地坚持大陆军事政策。大陆上的国家，他不允许看到谁冒尖儿，所以他希望大陆是平衡的，各国之间的势力互相牵制。 这个时候，法国刚刚跟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是吧？引起英国极大的不满，所以他希望打击一下法国，也是有这个想法在里边。结果这个时候，德国东边的波兰坐不住了啊！波兰三四年跟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他实际上对德国身怀戒心。德国一进驻莱茵兰，波兰就判断呢，法国绝不能容忍，所以就是说，波兰就好心好意的提醒法国说：“这事儿可不能忍啊！” 你看，咱们是不是该有行动了啊？咱儿有盟约，结果法国因为自己的软弱和迫于英国的压力，只提了个外交抗议，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表示。你想波兰这得多尴尬啊？热脸死死实实贴人家冷屁股上，还得跟德国做出解释。 当然，希特勒表现的特别大度啊，说我理解你们的难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进军莱茵兰这件事儿上，希特勒对各国的心态拿捏的非常准确，时机也选的特别好。在这之后，希特勒没忘，说我赶紧放下大棒，捡起胡萝卜，到处发表演讲啊，用他那种独特的低沉的语调，反复向世人保证，德国永远不会破坏世界和平。 进军莱茵兰这件事儿啊，其实在军事上的作用几乎是为零的，但是呢，导致了两个直接的后果：第一，在德国国内，希特勒的威望大涨了一截希特勒的这个就是反对者们，尤其是之前那些畏首畏尾的将军们，就矮了一头啊。元首就是了不起，是吧？我们就是不灵。第二个后果呢，在国外，英法两国呀，尤其是法国的盟友，彻底心寒了。为什么呢？ 法国连如此针对他自己的挑衅都没反应，更甭说保护我们了。于是大家就赶紧调整自己的策略，连英法的老盟友荷兰、比利时也赶紧宣布中立。这意思就是说呢，德国到时候你千万别打我，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其实就把欧洲各国维系的平衡就搅乱了，局势一乱，希特勒就有机会进行更大的冒险了。 三八年德国奥地利合并，这可是凡尔赛合约明令禁止的。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反复宣称，奥地利不能指望其他大国的援助。到了这三八年下半年，希特勒的讹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终于出炉了最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的具体过程，咱们之前讲过，在在这儿呢就不细说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从莱茵兰到奥地利，再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为什么要对希特勒一再忍让？甚至那个签这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老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到德国，几乎是亲手把这个苏台德地区切下来，奉送给希特勒，端到希特勒桌上，您慢慢用。所以希特勒从这里边得到了一个经验：只要没火烧眉毛。 英国人会用尽一切办法避免跟德国打仗，哪怕出卖所有的盟友，他也在所不惜。其实，咱们站在希特勒的立场上看，这也是他从之前英国的一系列表现当中所能得出来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甚至之前很多怀疑、反对希特勒的将领们，这个时候也对希特勒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是呢？ 其实这个时候，希特勒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英国这种民主制国家的逻辑。表面上看，张伯伦对希特勒一直是点头哈腰啊，各种跪舔。后来他到死也是作为这个绥靖政策的活标本背锅的。但实际上，作为英国的首相几十年这个政坛经验的老政客，张伯伦对纳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英国首相。 跟德国元首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什么呢？他的权力来源是选票，而选票的根基是民意，所以他的决策不仅仅要考虑国家利益，更要考虑民意。一九三八年以前，英国上上下下沉浸在一战的悲惨记忆当中，加上经济危机的重创，没有人愿意为了什么莱茵兰呐、奥地利呀，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呀，来跟这个德国再干一仗。 对吧？就用这个英国人自己的话讲，我们为一个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国再去蹲战壕去，这事儿简直不敢不能想象。所以这几件事儿在英国人看来，跟当年裴迪兰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没有什么区别，简直就是曾经的噩梦重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民众很容易就相信了希特勒的外交口号，就是民族自觉跟欧洲和平。希特勒说：“我要的这些地儿。” 都是德意志民族生活的地方，我就只想收回我的祖业。张伯伦知道，为了英国的长治久安，不能对希特勒一让再让，但是他不能逆民意而动。有同学问说，那张伯伦就死磕了，能怎么着啊？是吧？我就跟你希特勒死磕了，管你民意不民意呢，我怎么着啊？那样的话，希特勒没完，张伯伦就完了，就会被自己的这个议会甩下去，就没到选举的时候，民意激烈反对。 他贵为首相也不能搞一言堂啊，因为这个这个搞不好议会就来一个什么不信任投票之类的。当然，咱今天不是给这个张伯伦翻案了，老小子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不过，随着这么多年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张伯伦绝不像某些历史教科书上写的似的那么不堪。说他就等于绥靖政策，说他就是绥靖政策的符号，这就是让他背锅啊！你想，如果当时…… 就张伯伦一个人是糊涂蛋，英国老百姓、英国议会都那么明白的话，那一贯主战的丘吉尔早就上台了。因为丘吉尔当时总是发表反德主战的言论嘛，他被英国人称为恶棍啊，英国人觉得他恶棍，连国王都巨讨厌他。你看最近刚演的那个英国那电影《危机时刻》是吧？国王都不愿意跟他握手。 一直到慕尼黑协定，张伯伦都是作为和平使者而受到上上下下广泛的赞誉的。所以，张伯伦如果在慕尼黑摆出强硬姿态，估计回国就得被英国人当做战争贩子给骂死啊！所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减轻英国的危机，是他唯一的出路。 绥靖政策这个词儿本身就是张伯伦提出来的，就是为了告诉英国内部，说我这么做就是安抚一下德国。后来被引申成这个纵容侵略、姑息养奸。所以《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张伯伦没有陶醉在和平的幻想当中啊，利用这段时间加速英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尤其是大力建设雷达防御计划和皇家空军。 为后来的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倒是希特勒飘起来了啊，迷之自信了，因为他达到了和平年代人生的巅峰嘛，只靠阴谋诡计就获得了这么多胜利，大大扩充了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又让他的反对派闭上了嘴。希特勒名义上是被选出来的，但是咱们讲过，当时德国没有民主根基，希特勒上台的过程充满了权术和暴力。 上台之后，尤其当了元首之后，那更是绝对的独裁者。不管德国人民还是任何其他组织，都没有权利来制衡他，哎，也没有手段，对吧？所以希特勒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的支持率下降，谁不选我，枪子儿就选谁，不用担心这个下一届还能不能当选，这想都不用想。他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意愿来决定德国的走向。咱刚才说的这个。 张伯伦的那些逻辑，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那他体会不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每做一步都要盯着民意。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以自己的逻辑来推测张伯伦。到慕尼黑为止，推测都对。虽然这背后的原因不对啊，但是结果是对的。他就更膨胀了，经常把自己跟匹斯麦、跟菲特烈大王相比。再往下走，他可就要犯错了。 三八年九月，纳粹德国根据《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这时候呢，希特勒跟大家保证说：“这是我最后的领土要求啊！”所以张伯伦回国才跟老百姓讲：“我带回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和平。”可是刚半年，转过来年儿，三九年三月，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土被纳粹德国全部吞并了。这看似是纳粹对外侵略的一小步。 但是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知道，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建立在希特勒和平保障的基础上，仅仅刚刚半年就被打脸了啊！让张伯伦和英国人都觉得受到了巨大的欺骗。不管对纳粹认识是深是浅，这个时候所有的英国人至少都知道了希特勒是个大骗子啊！所以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民意迅速的转向强硬。 张伯伦就立马不随性了，立刻发表主战讲话，高调表示，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要进行武装干涉。当然，他没能拦住希特勒。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就是炸胡，不会真的为了波兰跟德国开战。他的这个理由也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啊。首先，从思维的这个惯性来说，几年下来，面对德国这么多次讹诈，英国没有实质性的反对。 所以这次应该也就是做做样子。另外呢，在这个更重要的，从纯粹理性的这个考虑来说，三九年英德开战比三八年困难的多。捷克斯洛伐克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七工业强国，国力在意大利之上，这个时候已经被德国吞并了。一年前英国不愿意为捷克开战，那现在更不应该为了比捷克弱小的波兰而与比捷克强大的多的。 德国开战，按照希特勒作为独裁者的逻辑来想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是作为德国的绝对当家人的角度去权衡双方的现实利益和力量对比做的决定。他不能理解张伯伦。张伯伦宣不宣战，不完全是理性的权衡，其实是英国民意的一个缩影。经过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国人已经视希特勒为魔鬼。 如果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多看看英国报纸，多听听英国广播，就会知道张伯伦对德国宣战其实是必然中的必然，所以就有了希特勒开头咱们讲质问里宾特洛普那一出。不过再怎么质问，没用了，大战爆发了，是纳粹德国在外交上彻底的失败，归根到底是源于希特勒对英国严重的误判。非常讽刺的是，希特勒和。 其他国家独裁国家的独裁者们彼此看得非常清楚，大家逻辑一致，所以希特勒一心想拉拢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佛朗哥呢，名义上一直保持独立，既不敢得罪德国，又不愿意给希特勒当炮灰。希特勒也知道不可能完全控制西班牙，只要你别把这个直布罗陀送给英国人就行啊，所以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默契。那这更不用说。 希特勒跟斯大林了，那希特勒从写《我的奋斗》的时候就把苏联当做最大的敌人，斯大林对此也是一清二楚。但是双方照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心里也都知道这条约早晚得作废。哎，咱哥俩早晚要开战，但是表面上你情我浓，当然这都是权宜之计，简直比这个《三国演义》还好看的多。所以第一个误判导致二战爆发。 紧跟着，希特勒就对英国又出现了第二个误判，啥呢？就是他不能理解，英国一旦依据民意选择参战，就会以坚定的决心战斗到底，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道理也特别简单啊，因为这个参战决定是全体英国人上下一致做出的选择，所有可能付出的牺牲，英国人都想到了啊。一旦决定了，英国人就会。 心甘情愿的，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即便在欧洲大陆一败涂地，最强的盟友法国瞬间崩溃，甚至本土遭到狂轰滥炸，英国也不会如希特勒所愿回到谈判桌上。这个时候的这个英国首相从张伯伦换成了这个一直主战的丘吉尔。与其说是丘吉尔主战理念的胜利，其实是英国民意转向的缩影。当然了，这里边这个。 有矫枉过正的事儿啊！为了表示战斗到底的决心，丘吉尔上台前后呢，先后主持了几件事儿，几乎都引起了军事外交双重灾难。三九年年底，苏联入侵芬兰，丘吉尔计划援助芬兰来牵制希特勒的后方啊！因为这个时候苏联和德国是盟友，结果呢，造成苏联和英国进一步猜忌，同时呢。 丘吉尔用水雷封锁挪威领海啊，想要切断这个德国跟瑞典的海运线路，结果导致挪威内部的反英势力趁机和希特勒勾结，里应外合让希特勒占了挪威。当然，最登峰造极的是后来的弩炮行动。 啊，英国人为了怕法国投降之后舰队被希特勒占有，所以这个向昔日的盟友法国开火，导致后来解放法国的时候，英国军队也极其不受欢迎。这些看似得不偿失的行动的背后，实际上都能看出来当时英国高涨的战斗热情。希特勒一直认为啊，英国人算是不多的可以跟日耳曼人并列的优等民族啊，应该以理性著称。 在他看来，这个时候英国再怎么权衡利弊，也应该跟德国议和比较划算啊！我们以后还可以一块儿对抗苏联嘛？这不是也符合这个英国人事先祸水东引的这个想法嘛？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之后，希特勒一直都没断了念想啊！一方面在战场上步步紧逼，另一方面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梵蒂冈啊、瑞典啊，甚至美国呀。 向这个英国抛橄榄枝啊，尤其是八十二岁的瑞典老国王最热心，亲自跟这个丘吉尔联系，劝他跟德国议和。丘吉尔答复说：“只要希特勒先生愿意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的自由与独立，咱就可以谈判。”而且呢，丘吉尔电令英国驻美大使，绝不能跟德国进行任何接触。 当时的这个这个希特勒呀，真的是无比的困惑。在给这个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啊，他说：“跟英国人讲理啊没用，我向他们提出了各种妥协甚至合作的方案，得到的呢却是难堪的对待。我相信任何理智的呼吁都会被他们拒绝，因为现在统治那个国家的人是个疯子。”这个疯子说的是丘吉尔。不过希特勒还是没死心。这封信写了之后没几天。 他在柏林一个剧场发表演说啊，里边有一段啊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我从英国听到要求继续战争的声音，但这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政客的声音。这些政客说，即使英国沦陷，他们也要到加拿大继续战争。先生们，我对于这种无耻的政客是深感厌恶的。丘吉尔先生无疑可以去加拿大，那些热衷于战争的政客的金钱和子女早就去加拿大了，但是他们将带给英国人民巨大的灾难。” 英国这个我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因为它而毁灭。现在我的良心让我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呼吁，拿出理智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做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我看不出任何继续战争的理由。所以你看没有？不知道你们。 怎么想是吧？我都感动的快哭了。要我真的是超级佩服希特勒的演讲天才。我要是英国人，我怎么着也得心有所动吧？啊，政客们愿意打仗，他们把老婆孩子钱都转到国外去了，是吧？他们跟这儿当裸官，让我们替他陪葬，那当然不能打。但是，当时很多这个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认为英国会接受和平啊，仗都败得这么惨了，人家给你城门大的脸，你别不兜着。希特勒还专门派人啊往英国。 撒传单，拿飞机撒传单，干嘛呢？把演讲全文翻译成英语，生怕你们听不见、看不懂。英国政府啊，压根儿就没想隐瞒，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全文刊载了希特勒的演讲。然后，然后就没然后了。丘吉尔政府压根儿懒得搭理案子，倒是 BBC 的一档节目里边啊，广播员给答复了一下，他说：“希特勒先生，你的演讲稿收到了。” 今晚我再次为阁下效犬马之劳，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对您所说的理智的呼吁的想法，尊敬的元首先生，我们将把它扔回给你，塞进你那张恶毒的臭嘴里。据说当时很多德国高官围坐在收音机旁，等着听英国的答复。听到这些之后，是面面相觑，这不能理解。所以此时此刻，希特勒才算彻底明白英国人的抵抗决心。 但是他到死都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于是呢，这第二个误判就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希特勒想当然的认为英国人一直不肯投降是还有别的念想，是吧？哎，铁了心跟德国为敌，因为他有别的希望。所以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就哈尔德大将在日记里就说，是吧？说希特勒那段时间经常自言自语，说英国人一定是等着美国和苏联采取行动。然后希特勒顺着这个思路。 往下一想，美国咱够不着，隔着大西洋呢，那先把苏联办了吧。所以德国就在英国没有屈服的情况下，转回头去跟你情我浓的苏联开战了，也就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这想当然的认为，是吧？那你不是啊？你不肯投降，不了解你的民意啊？他觉得啊，你有个念想，是你不是觉得苏联撑你吗？我把苏联也打趴下，我看你投降不投降？所以希特勒看不懂英国带来的这两个误判。 直接就把德国和全世界拉进了战争的深渊。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历史，各个国家的人由于政体和思维方式不同，经常出现各种误判。像希特勒这种因为不理解民主国家而对英国产生误判的事儿，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咱举一个希特勒最好的好基友斯大林的例子：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表示。 说美国在亚太的防御圈不包括韩国啊，斯大林就据此认定美国不会为韩国流血，就同意了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但是金日成的进攻很快就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极大反响，强烈要求说咱们不能抛弃盟友李承晚，所以杜鲁门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瞬间就变得强硬了起来。人民要求强硬，你不硬也不行，不硬吃伟哥去。 紧跟着，美国就坚定不移的投入了战争。当然，朝鲜战争的结果实际上是没有赢家。但是追溯起来，可以说斯大林对美国的这次误判，导致朝鲜战争的直接原因。毕竟没有这个苏联的支持，借金日成俩胆儿，他也不敢去打韩国。所以呢，就导致了朝鲜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悲剧。 呃，今天这集节目啊，稍微有点长啊。我想说的是呢，大家以后不管是看历史还是看实事都要明白，像民主国家这种选举出来的政府和领导人，他们说什么话、做什么决定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其实，相比于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人类未来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说。 选票才是决定这些人能不能继续坐在现在椅子上的东西，所以为了选票，首相说的话可以不是自己的真实所想，比如张伯伦；总统也可以完全不管自己之前是怎么表态的，比如杜鲁门。不管你喜不喜欢，也不管希特勒、这个斯大林、金日成们能不能理解，这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种特点。希望这个。 呃，听了这期节目啊，咱们听众能多明白一点儿啊，能对理解世界上的事件，甚至是判断未来世界上要发生的事儿有所帮助。好了啊，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呢，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